这个数字变更追加二五条的这七款的一个细部解释论那么第四页呢，关于这个呢要件跟限制的部分啊。那么第二个要件，请同学注意一下，数字变更追加呢，必须要在呢二审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为之。那么这是呢理论上面呢。 实物跟学说普遍承认的，因为你诉之变更追加，你还是要求法院针对变更后追加后的诉讼加以审理。既然实质上还需要经过审理阶段的话，所以呢，在整个制度的解释上，你要做这个动作呢，不是呢在。 三审可以为之的，因为三审是一个法律审呢，基本上不开庭调查市政所以最高法院的阶段你是不能做变更追加，这一点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诉之撤回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对照一下诉之撤回章节呢，十二呢至十三页呢，这边呢第三点就提到过。 数字撤回跟数字变更追加的一个区别点呢，其中一个差异就在呢时间点啦你要做撤回是判决确定前都可以撤，所以最高法院的阶段还是可以撤。 但你要做变更追加，因为涉及到实质审理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解释论上认为呢，你只能在二审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呢，才能做变更跟追加。到了最高法院法律审的性质呢，就不准你当事人再做变更追加了。这是呢要结论的部分呢，提醒同学稍微注意的一个小细节。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第五页。 来第五页，马上针对例外的七种情形，两百五十五条一到七款呢？哪七种例外情况是啊？原告可以随意任意的做变更跟追加呢？那第一款最简单，从来没有考过哦。被告同意者啊，理所当然嘛。被告都没有意见的，同意原告呢变来变去的，那法律当然没有禁止的必要。所以第一种，原告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称为被告同意的情况。 好，那么呢，重头戏在第二款跟第三款，这是两百五十五条最重要的两个考点。各位将来如果考前没有太多美国时间的话，你不用七款都看，你只要把二三两款呢念熟就好了。来，第二种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情形呢，法条说啊。 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有这种情形的话呢，那么原告也可以任意做变更追加。于是呢，考试的重点就是啊，什么东西叫做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了？率先登场，你看第六页这一大堆的学说争议跟实物见解的对立，总共我们书上列了四个不同的意见。那实际上的情形呢，不止如此哦。 关于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同学如果去翻民宿研讨会的话，国内至少六种以上不同的见解。那同学哦，不用六个都背了，你只要记你考试用得到的。课堂上呢只跟你讲两个见解，最高法院呢一致的见解，还有邱连功老师的见解，这是各位国家考试用得到的两个见解。 其他学者的看法，除非是你要考法研所那个研究所的命题老师呢，自己有独门暗器，你再借笔记来看；否则呢，应付国家考试，你不需要去理会其他不同的意见，你只要把最高法院的见解呢，跟邱连功老师的见解了解一下就好了。那为什么挑这两个见解出来谈呢？ 因为这两个见解呢，在学理上刚好一个叫最狭义说，一个叫最广义说。具体的案例里面呢，以不同见解之下，答题的结论完全不同。先来看一下最高法院的最狭义说，最高法院怎么解释请求基础事实同意呢？来，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裁定，这个将来一定会被选为判例的，九四年台抗字一零二二号。 写的有够文言文，但我们希望同学能够记多熟就记多熟后，将来写考卷尽量尝试用这种的文言文的法学文字表达出来了。来，你看最高法院怎么讲的？所谓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指的是变更或追加后的诉讼跟原本的诉讼之间主要争点共通。 各请求利益之主张，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同一或关联，这句话最抽象哦。什么叫做各请求利益的主张，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同一或关联？而就原请求的诉讼及证据资料，于审理时呢，在相当程度的范围内具有同一性或一体性，得其待于后请求的审理呢，予以利用。好，念到这边了 真的是你要多看几遍呢，才能勉强自己呢接受这种文言文的一个叙述方式。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呢好难记哦，不管念了十遍八遍哦记不起来，就是记不起来的话，那各位翻译成白话文呢，所谓的最狭义说呢，最高法院的见解认为啊，请求基础事实统一必须要同时符合两个要件。 所以呢，这个见解为什么在研讨会上呢被称为所谓“最狭义说”？因为按照最高法院自己家的框架呢，这一款的适用范围非常的狭隘，你必须要呢同时符合实体法上的限制跟诉讼法上的限制，两者兼具的情况之下，才能用到第二款。好啊，什么叫做实体法上的限制跟诉讼法上的限制呢？翻译成白话文啊。 你刚刚念的那个第三句话，各请求利益的主张在社会生活上可认为同一或关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指的就是啊。 实体法上要素指的是呢，你变更前的这个案件跟变更后的这个案件呢，必须呢是同一个纷争事实呢所衍生出来的，而且呢，你变更前或变更后的主张呢，对你原告的诉之目的所要达到的法律地位呢，是相同或者相牵连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叫实体法上呢。 所谓呢，请求基础事实同一，那什么叫诉讼法上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呢？指的是啊，变更前的案件跟变更后的案件呢，主要的争点攻防方法相通。 可以期待相互援用，也就是站在一个呢节省了司法资源的观点。新的案件呢，也就是变更后的新的诉讼案件呢，可以跟呢变更前旧的案件呢，或者旧的主张呢。 可以不用重复调查一些市政可以直接把前面案件调查的市政攻防方法、诉讼资料直接拿来后面的案子用，这种叫做呢主要争点、诉讼资料相通呢，可以期待相互援用，具有审判上便利性的情形啊。所以所谓诉讼法上的一个要件，从白话文的角度思考呢，它着眼的是审判的便利性。 翻译成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我们只要可以期待，把旧的东西变更或追加前原本诉讼旧有的诉讼资料、旧有的已经取得的攻防方法证据资料，可以直接抄过来拿到变更或追加后的新诉讼案件加以适用。 而无需法院重复再进行调查程序的情形呢，就是最典型的所谓诉讼法上要件的具备，主要争点诉讼资料呢相通，可以期待呢后面的诉讼援用前面的诉讼所得的资料呢，可以节省法院的司法资源，节省所谓审理的期间。着眼的重心是在呢审判的便利性呢，这个诉讼资源呢合理分配化的一个角度切入。 这就是实务界最高法院要求的，两者要兼具的情况之下才算符合第二款。好了，啊概念法学定义呢，虽然已经简化翻译成白话文，可是同学可能还是觉得非常的抽象。来怎么用呢？各位呢，我们书上都有举例呢，你只要课堂上听一下就好了。举一个抽象的案例，各位就知道了。 来，这个案例你就看一下第二款呢，最高法院见解呢，普遍承认的就是所谓请求权竞合。譬如说呢，乙是无权占有人，甲本来告乙呢，一百七十九条不当得利返还 A 物。抽象的观念，你直接看这个案例呢，答案就出来了。乙呢把甲的 A 物偷走，无权占有人了，那么甲就告乙呢，一七九返还 A 物。 那现在怎么考你啊？诉讼进行中，甲觉得自己的诉讼标的请求权好像写的怪怪的，这个案子告七六七好像比较妥当一点，所以他要求变更诉讼标的，把诉讼标的从一七九变更为七六七。请问同学呢？原告甲得否任意为之？ 答案是可以，因为这种情形就是最典型的第二款呢。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原告得任意为之的情况，为什么呢？这种请求权竞合的案例，诉讼标的的相互变更追加，就是典型的第二款，因为你涵涉到最高法院这个法律概念，答案就很清楚了。为什么一七九可以任意变更或者追加为七六七呢？ 你去代用一下这个法学概念就知道。来，第一关你去检验这种的变更追加算不算是所谓具备实体法的限制要件呢？对，为什么啊？因为你变更前的旧诉讼就是一七九这个标的的事件，跟你变更后七六七这个诉讼标的的事件，变更前变更后的诉讼标的之间。 同一个纷争事实所生，同一个什么事实啊？同一个某乙偷窃甲 A 物的事实呢？所产生的请求权竞合，所以你变更前的标的跟变更后的标的呢，同一个纷争事实所生，而且呢，两者要达到的法律地位呢，诉之目的是相同或者相关联的。你不管是一七九或七六七。 你要的目的都是受领 A 物返还 A 物的地位，所以在实体法上呢，变更前的旧诉讼事件跟变更后的旧诉讼事件呢，具有所谓呢实体法上同一的一个关联性。好，紧接着你再看，去函涉检验一下，那诉讼法上的限制有没有过关？答案也是有，为什么呢？变更前跟变更后这两个标的一定符合所谓。 主要争点攻防方法相通，一定可以期待相互援用诉讼资料。怎么说啊？你今天不管告一七九七六七，不管告哪一个诉讼标的了，不管变更前的一七九，变更后的七六七都好，这两个诉讼标的都一定会去审酌到被告某乙呢是否为无权占有人。所以别的不讲，光是被告是否无权占有这个争点呢？ 前后两个诉讼都是相同的啊，这个争点呢相通攻防方法所援用的诉讼资料呢，调查的证据事实跟资料一定也有若干程度是相同，可以期待相互援用，所以也符合所谓呢诉讼法上的一个呢基础事实相同的一个情况，所以两者兼具的情况之下，依照最狭义说的见解呢。 第一个案例呢是最典型的，准你当事人可以任意做变更追加动作。好，这是最高法院呢最狭义说的一个见解。看完之后呢，来看一个最轻松最简单的邱老师的见解。邱老师的见解呢，有的时候你仔细想呢，他对同学来讲反而亲切，考试的时候答案反而好写。邱老师很多时候呢，他的观念都很抽象。 也许同学觉得太抽象不好懂，但其实有时候反过来啊越抽象的理论呢，写考题反而越好写哦，因为你可以自由发挥，含射的空间就越大。所以你看一下什么叫最广义说，各位看邱老师的文章上怎么讲的呢？他说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啊，跟所谓原因事实这个名词不同了。那不同的理由呢？你有兴趣看一下。那最后的结论他讲说啊。 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纯粹来讲应该指的是呢判决的基础事实同一。好，你圈起来什么叫判决基础事实同一啊？各位翻译成白话文在旁边。这一说的见解就是啊，完全去抄实物的看法，但是只抄下面这一段。所以邱老师所谓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只要呢前后两个案件呢存在所谓呢主要争点攻防方法相通，可以期待相互援用。只要具备诉讼法上这个要件就好了。只要具备这个要件，我就从宽解为呢。这个叫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统一，从宽解为原告可以任意的变更或追加。好，听完了。 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抽象哦啊，广义说跟狭义说差别在哪里呢？各位，我们就带你看一下书上的第七页。来，第七页编者按中间举一个例子，所以同学课堂上不用抄。我们第七页中间编者按案例是把邱老师文章上的例子呢一模一样的截取下来。 各位课堂上花三分钟听一下就好了，反正文字的说明呢，第七页中间都有，省掉你抄抄写写的动作，只要那个抽象的观念，今天课堂上通了懂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具体的考题里面，邱老师的见解跟最高法院的见解呢，写起来答案哪里不一样。好，那请你看一下黑板上，我们把编者案这个案例呢，化成实际的一个类题呢，各位就晓得怎么样具体应用了。 来，这个例子是说啊，今天甲，甲本来告乙告什么呢？好，本案诉讼呢是甲告乙呢有这个货款的纠纷，甲请求乙呢给付买卖价金一百万，那这个乙呢很皮，他怎么讲呢？ 你呢？皮皮的讲说我不用还钱啦，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一个民法上的抵消抗辩。各位债总呢，三百三十四条念过的抵消抗辩，这个被告很皮，怎么讲说呢？哎，你也欠我呢两百万的这个借款。 反正乙呢打定主意不想还钱了，不想还钱就东拉西扯鬼扯一些理由。那他怎么鬼扯呢？他说呢，甲先前欠我两百万的借款，所以我行使民法的三百三十四条的抵消权，我做一个抵消抗辩，我拿我对甲的两百万借款债权，用来跟甲对乙的一百万价金债权相互抵消所以被告乙呢，在本案诉讼里面提出一个攻防方法，叫做抵消的抗辩。 好，提出来之后呢，甲他非常火大。原告甲为什么火大呢？他说没有看过这么赖皮的人啦甲呢回家越想越生气，怎么这么无赖的人哦？欠钱不还也就算了，还硬编一个理由，说我欠他什么两百万的借款拿来跟我抵消。越想越气的结果呢，甲呢下次开庭呢？ 宁愿多缴裁判费也要修理乙，所以甲就说：“那我要追加提起一个确认之诉。你既然说我欠你两百万啊，我就追加提起一个确认呢，甲乙间两百万呢借贷关系、借贷债权的不存在之诉。” 你爱玩我就陪你玩嘛，你硬掰这个理由出来，我就能独立提起一个确认之诉，追加提起一个确认甲乙间两百万借贷债权借贷关系不存在之诉。好，直接考你，请问你后面这个追加是否合法？ 哎，后面这个题目当然是典型的诉之追加，你追加了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你本案诉讼本来只主张诉讼标的买卖契约的请求权，现在你呢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增加要求确认两百万借贷关系是否存在，标准的诉之三要素里面，诉讼标的这个要素有增加，所以是标准的诉之追加，请问你？ 这个数之追加，原告甲得否任意为之？这个题目呢，各位会发现邱老师文章上怎么讲呢？如果你按照实物的见解追加不合法，但是依照邱老师的见解追加合法，为什么？来含涉一下法条的概念，借这个实际案例，会让你更具体的了解呢？第二款的解释论，邱老师跟实物界哪里不一样？ 各位，为什么这个案例你依照最狭义说，最高法院的见解是否定说呢？因为你第一关就过不去。来函涉一下这个抽象的要件呢，让你的观念更清楚。最高法院说啊，第二款的情况一定是追加后或变更后的诉讼呢，跟原本就有的诉讼之间。 实体法上是同一个纷争事实所生的权益纠纷，然后呢，两者呢对于原告所要达到的法律地位诉之目的是相同的，要符合这个要素了，一对就知道破功了。为什么呢？追加前的旧诉讼就是白色粉笔这个诉讼，追加前的旧诉讼，诉讼标的是买卖契约请求权，原告希望达到的地位是。 积极的受领一百万价金的地位，可是你对照追加后的新诉讼，绿色粉笔的部分，诉讼标的是借贷关系。 借贷关系跟你前面这个价金请求权两者间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不是同一个纷争事实所生，而且呢，两者间对原告甲的法律地位也完全不同。你第一个白色粉笔追加前的旧诉讼，原告希望达到的诉之目的，法律地位是积极受领一百万的地位。 那你追加后绿色粉笔这个确认诉讼，原告所要达到的法律地位、诉之目的是一个消极的地位，消极的否定两百万债权存在的地位。所以呢，不管从纷争事实来切入，或者法律地位来切入呢，追加后的诉讼跟追加前的诉讼。 都不能评价为实体法上有同一个基础事实的关系，所以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第一关就过不了了。这个追加后的诉讼呢，不能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呢，解为原告可以任意为之。但是相反的，如果你采邱老师的见解的话，猪羊变色大翻盘。邱老师文章上说，这个题目依照我的见解可以。 准原告任意追加，确认两百万借贷关系不存在之诉，为什么呢？来对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因为照邱老师的见解啊，从宽广义的解释第二款，广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所谓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只要追加后的诉讼跟追加前的诉讼间具有所谓主要争点相通。 攻防方法、证据资料可以期待相互援用，就这个要件就 OK 了。所以他文章怎么讲呢他说：“同学看一下前面那个本案诉讼，前面甲告乙呢，给付价金的本案诉讼里面，既然被告已经提出抵消抗辩，提出两百万借款债权存在的抵消抗辩，表示什么呢？表示两百万借款是否存在这件事。” 已经成为前案诉讼的争点之一，所以前案法院在调查说呢，哎，有没有两百万借款债权存在的时候，可能已经调查过、践行过调查程序，得到若干的事实证据、诉讼资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追加独立的针对两百万借贷债权是否存在是。 独立的成为诉讼标的，追加提起确认之诉的话，在后面这个确认之诉里面，针对两百万借贷债权是否存在这个事实，刚好搭便车，援用前案程序已经调查过的市政可以期待相互援用，主要增点相通，诉讼资料就可以期待相互援用。 后面这个确认之诉搞不好就可以直接抄袭沿用前面本案诉讼里面针对抵消债权调查的市政资料，直接抄过来用，不用再所谓的重复调查、重复审理了。所以这个追加后的诉讼跟追加前的旧诉讼之间，不就是典型的主要争点相通？ 都有一个共通争点，就是两百万借款债权是否存在啊？因为主要争点相通，所以呢，诉讼资料呢通常是相同的，可以期待后面的案件。 直接沿用前案诉讼所调查得到的诉讼资料，因此单纯从诉讼法的角度切入，只要具有呢诉讼法上的所谓基础事实同一的情形的话，不妨从宽解为他们就构成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了。所以借由这个实际的案例呢，可以呢帮助同学了解啊到底这些不同的学说理论之间。 个案的适用上差异点在哪里呢？如果你对抽象法学文字不太能接受，你就对照呢，我们书上第七页编者案中间邱老师文章上相关的案例呢，去涵涉一下这些见解的一个内容呢，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哦，这个呢具体的个案里面不同的学说到底差别的关键点呢何在？好，那以上呢我们就把第二款呢衍生出来的一些争点解释论呢，就跟同学说明到此。 那第二款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请你翻到第十页来看一下第三款。第三款呢，在考试上就稍微重要一点了。第三种呢，可以准你任意变更追加的情形，法条说呢，扩张或减缩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好，这个条文呢，各位呢，你从字面上就知道。 这个条文专门局限在诉之声明这个要素的变更追加上面，这是法条文义解释当然的道理。虽然我们说了当事人诉讼标的诉之声明诉之三要素里面任何一个有变更追加，就算是变更追加了，但是第三款呢摆明呢只有专门针对诉之声明的变更追加加以规定，因为法条文字上就说。 如果你单纯的扩张或减缩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者，好了，那念完之后，为什么说它是晚进呢？很热门的一个考点呢。借这个机会呢，完整的跟你复习一下、串联一下呢，各位呢先前念过的诉讼法上的一些呢制度跟游戏规则。 第三款呢，各位简单注记在呢你的书本旁边。考试呢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呢。 发现呢，答案出来了，它的考点就是呢，专门拿来跟别人做比较，把这个条文呢散开来，去跟你民事诉讼法刚刚才念完的三个章节、三个制度相互比较。这个等一下会带你看司法官的考题，不难，但是你一定要念过，稍微的复习一下。所以简单来说啦第三款专门在考你的就是。 概念制度的比较，希望同学厘清一些民事诉讼法法条之间的关联性跟异同点，避免在具体个案里面产生所谓混淆的情况。好，怎么说呢？来，首先各位呢，回到黑板上，先架构整个问题的起源。第三款呢，其实单从字面上来看，一点都不难理解。 哎，为什么说不难理解啊？第三款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啊，立法理由说，你今天单纯针对声明解说，什么叫做单纯针对声明的扩张解说呢？第三款适用的前提，各位看一下第十页最下面原始定义呢，同学先记清楚。第三款的原始定义就是啊。 当事人跟诉讼标的这两个要素都没有变动增加为前提之下，单纯诉之声明的扩张解说什么意思啊？来回到黑板上这个案例非常好懂了。譬如说，甲告乙本来告什么呢？返还借款一百万，你本来声明是一百万，后来呢，你发现说呢，哎，我的损害。 好，这个呢，借款的金额我算错了，好像是一百二才对。所以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呢，就地状跟法官讲说：“报告法官，那个借款数字算错了，他总共跟我借一百二十万，不是一百万，所以我要扩张我的返还金额，扩张我的数字声明。本来声明返还一百万的，现在改为声明返还一百二十万。” 这个情形就是最典型的，当事人、诉讼标的都没有变动，从头到尾当事人都是甲乙，诉讼标的都是同一个借款请求权，所以当事人跟诉讼标的没有动，只是单纯的把请求的内容、声明的内容扩张或减少，所以诉之三要素里面只有诉之声明这个要素产生变动跟增减。 这是第三款呢，专门在处理的情形，专门只有针对数字声明这个要素的变动增减呢所设的一个特别规定。那立法者说了，单纯声明的扩张解说，像这个例子，一百万扩张成一百二，或一百万减少成七十万，单纯金额声明的扩张解说呢，那么基本上应该例外的评价为说呢？ 准原告可以任意为之。好了，那么这就是第三款的规定的内容。在这个前提之下，各位发现，邱老师他们的文章，还有陆永家老师都怎么讲呢第三款哦，基本上是个罪文。为什么罪文呢？ 各位啊，依照邱老师他们的见解呢，他们在文章怎么讲呢？哎，你看这个当事人诉讼标的都没有动，只有声明那个金额在那边一百变成一百二或一百减少成八十，不管你怎么玩呢其实呢。 变动前后的两个诉讼根本可以评价为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因为你们既然是同一个标的、同一个当事人，那么一百万跟一百二十万只是金额的差别而已，但是一定可以评价为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因为是同一个借贷关系、同一个借贷事实嘛，所以你审那个一百二十万跟审一百万，绝对可以认为是主要争点共通。 重要的诉讼资料可以期待相互援用，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邱老师他的文章上都说，其实有了第二款之后理论上第三款可以删掉，因为你要单纯的去扩张解说声明，直接评价为请求基础事实同意就搞定了，何必叠床架屋呢？再多设一个第三款的规定，那么这就是呢第二款跟第三款的关联性。 把留日派的学者呢，邱老师他们的补充意见呢，跟同学稍作说明。再来第二个部分不再重复之前讲过了。在呢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的诉讼里面呢，你发现损害扩张之后呢，你本来发现呢损害是一百万，现在扩张成一百二了。 这种呢，单纯损害额度、金钱数额的扩张呢，构成规范竞合的一个情况。你除了可以依照呢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三款呢任意扩张金额之外，当然也可以直接依照二四四条第四项。 在这个金钱损害赔偿之诉里面，就形成法规范竞合的情形。那么你可以依照呢二四四条，也可以依照二五条的第三款呢来做所谓呢扩张损害金额的规定。这是很快的把我们之前讲到二四四条第四项的重点呢复习一下。那紧接着来看第三个概念，这就是我们上半段时间说呢要留到下半堂才讲到的。 来树之撤回的单元里面呢，你往后翻看一下十二至十三跟十四页。这个叫呢声明的简说呢，跟所谓呢树之一步撤回之间的关联性。最后一个概念比较的考题，这种考题呢，每一本补习班的用书都会写到。 但我个人觉得吼，这是很无聊的东西啦。考试呢，国考跟法研所确实考过，但频率不高。这是以前呢学者的文章呢提到过的，但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冷了十几年后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以后再出现这种无聊的东西几率不高，只是因为每一本补习班的书都有后保存高点，只要你买得到的民事诉讼法的补习班用书呢。 全部都会列上去，让同学感觉好像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争议。其他真的是呢有点过时的一个呢老旧的一个争议了。那么还是花个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跟同学介绍一下，免得你不放心哦，感觉好像很重要，不念呢会有点的心里毛毛的。所以干脆在课堂上呢花一点时间跟同学介绍啊。来啊，这个真点在考什么呢？往后翻到十二至十三、十四页。 来看一下十三页呢，第四个概念比较，诉之一步撤回跟声明解说。来，同学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文字的说明十三页、十四页写的很清楚。你现在只要看回黑板上，我们只是把呢十三、十四页这两页的文字呢，转成一个实例题呢，让你透过实际的案例比较好去了解这个抽象文字在讲什么了。这个观念的比较呢？ 两个案例比较呢，同学可能觉得奇怪，这么简单的东西比较什么呢？第一个案例是啊，甲告乙本来只有告返还借款一百万，声明一百万嘛，后来跟法官讲我算错了，这个声明呢借款金该是一百二十万，所以扩张成一百二十万。那第二个案例很像，但是有点不一样，像在哪里呢？甲一样一开始告乙呢返还借款一百万，后来第二次开庭他也跟法官讲。 报告法官，钱我算错了，我不是要一百万，我是要一百二十万。可是多出来的二十万哪里来的呢？多出来二十万是我少请求了一个利息的权利，我还有一个利息的权利呢，总共价值二十万，所以我追加一个利息的标的，多增加一个诉讼标的利息请求权。 那这个诉讼标的的金额二十万，所以呢，我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呢，多请求这二十万。两相对照之下，共通点在哪里呢？左右两个案例，同学对照之下，相同点叫做声明的金额都是从一百万增加到一百二十万，总声明的金额都是从一百万增为一百二十万。 这是两个案例的共通点，相异点在哪里？右边这种情形，金额会增加，是伴随着一个诉讼标的的增加。左边这个情形，金额的增加呢，并不伴随着所谓诉讼标的的一个增加。这是你左右对照之下的共通点。同样的道理，今天改一下，改成什么呢？ 假设同样第一个案例，甲告乙返还借款一百万，后来呢，我们说呢，诉讼进行中，他跟法官讲，报告法官，我算错了，对方好像只有欠我九十万，不是一百万，所以第二次开庭呢，我把借款金额减缩为九十万，同样的右边这个案例也是一样。 本来一开始告的时候是客观合并，合并借款跟利息两个标的，总价值一百万。可是呢，第二次开庭的时候也跟法官讲说呢，报告法官，那个利息哦我想就算了，我也提不出证据呢，证明有利息的约定，所以我就干脆只请求本金九十万，所以把原本总请求的一百万金额。 也是一样，减少成为九十万，两相对照之下，共通点都是总金额有减少。好，那这两个例子看完之后呢，要凸显的重点在哪里啊？同学可能听完之后觉得这么简单，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可是学者研究问题很无聊，他就说吼，来这两相对照之下有考点哦，什么样的考点呢？虽然同样的都是总金额。 总声明的数量减少，都是从一百万减少成九十万，但是在概念法学的评价上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左边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学理上的特色就是当事人跟诉讼标的均无变动，只有单纯的诉之声明的解说，所以呢，这种情形考卷上要你写的重点就是。 你要很清楚的说，这一种的情形呢，它的类型叫做数枝变更，为什么呢？ 因为呢，刚刚我们讲过二五五条第一项的第三款，在诉之变更追加的制度里面，第三款适用的前提叫当事人跟诉讼标的通通没有动，只有单纯声明的增减，这个才是适用两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三款。所以这个案例不就是最典型的当事人跟诉讼标的都没有动，只有声明这个要素去减少。 所以学理上的评价标准就是，它是最典型的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三款这种情形例外得为树枝变更的情况。所以呢，类型的评断上这一种的减缩呢，属于呢树枝变更的形态。好，那对照回右手边，各位的脑袋的轮廓应该越来越清楚了。 相同点都是一百万减为九十万，但是第二题的一百万减为九十万，这个涉及到的是声明以外，如果你有涉及到标的跟当事人的减少的话，如果你声明的减缩伴随着是诉讼标的或当事人的减少的话，那么这种类型我们就定性成为呢诉之撤回。 所以原来考卷上你写的这个无聊观念在这边看起来烟幕弹都一样，都是一百万减为九十万，但是实际的考题出来分点分项，第一段就是要你写说，哦，这两个一百万变九十万类型不同，一个叫做数值变更，一个叫数值撤回，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各位定义再复习一遍。 只要呢是单纯声明的解说没有伴随诉讼标的或当事人这两个要素的变动增减的话，这个形态叫做单纯的诉之变更。相反的，如果说声明金额、声明内容的减缩呢，伴随着诉讼标的或当事人这种要素的减少变动的话，这个类型就被评价为刚刚我们讲的诉之撤回。好了。 区别这个类型要干什么呢？来，同学看一下十三页，请你用力的背起来吧。类型的不同，原来在考你区别实意各位看一下十三页，刮胡二三个区别实意往往就是一个实例题，要你写的三个真点。第一个区别实意叫做要件不同，那么书上是写需否被告同意不同了。 精确来讲叫要件的不同。什么叫要件不同呢？来，各位看一下黑板上实例题怎么考你呢？他会说，啊左边这个情形返还借款一百万减为九十万，请问你这种情形，被告如果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应否得到被告同意？答案要写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你的类型既然构成数字变更，既然是用二五条第一项第三款，啊，第三款的前提就是原告可以任意为之，根本不用管被告有没有做过言辞辩论，都一样。我原告本来就可以依照二五条第一项第三款任意的去变更增减吗？可是相反的，右边这个题目，如果人家考你说。 哦，我现在是利息十万块不要了，所以才减缩为九十万。这种情况下，不要十万块利息这件事，被告如果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应否得到被告同意？考卷就要写要，因为呢，你这个类型被定性成诉之撤回。啊，诉之撤回的要件刚刚才学过二六二条第一项但书，被告以为本案之言辞辩论者应得被告同意。 所以来无聊考点的第一个就是呢，要件的不同了。同样是一百万，要缩成九十万，有的是要得到被告同意，他有的候不用得到被告同意，因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类型，适用不同要件的限制。再来第二个区别，十一回到书上的十三页，时期不同，什么意思啊？各位可以呢举一反三的。 考题会怎么考你呢？来，左边这个题目，它告诉你，甲到了第三审最高法院才想把一百万的借款说成九十万，合不合法？答案是不合法，因为你的类型被归类为数字变更。那刚刚我们怎么讲啊数字变更追加一定要在二审辩论终结前为之。你老兄拖到最高法院才要玩数字变更追加，不合法了。但相反的。 右边这个案例，同样一百万缩成九十万，我是呢要把利息这十万块给呢减缩掉，这一种的减缩类型上构成数字撤回，所以答案上反而变成什么呢？最高法院还是可以为之，因为呢，在这个呢本案判决确定之前呢，随时可以做撤回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区别示意，再来第三个区别示意，你看一下第十四页。 叫做法律效果的不同啊这个法律效果不同呢，同学呢，你看一下我们书上刮胡二声明解说的部分，有什么日本学说杨老师的见解？这请同学打个叉啦理由很简单，日本人跟杨老师都不会再出题后我国的这个考试里面呢，轮不到日本人出题，也轮不到杨老师出题。所以呢，前面列这两个学说呢，是仅供你参考。你要是真的写报告呢？ 用得到的话呢，要增加版面你就引用了。准备考试呢，完全不用去写这两个见解，供你参考之用。只不过一般补习班用书都会附上去，所以我们书上呢也把它放上去。但是各位在准备考试不用理它。所以呢，声明解说呢，你只要看通说见解就好了。好了，对回黑板上了。只讲通说见解的话呢，也很好推。这种考题第三个考点考什么呢？来，左边这个案例。 他考你说了，一百万减为九十万之后，第三次开庭，这个当事人又发神经？发什么神经呢？题目问你说，啊，他反反复复了，本来起诉一百万，第一次开庭减为九十万，啊，第二次开庭又要增为一百万，所以考点就是呢，减缩的金额得否再扩张追加回去？ 我已经减缩成九十万，减缩了十万块啊！被我减缩了十万块，将来可不可以再扩张呢？请求回去扩张成一百万，可以还是不可以？左边这个类型的答案是可以。为什么呢？回归一般的原理原则，因为你一开始的类型被定性为数字变更，既然被定性为数字变更追加的话，那么呢，本来呢？ 你就可以照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三款，在本案的言辞辩论终结前，你随时可以扩张回来又减缩回去，只是会被法官骂而已。但是在理论上完全合法，因为本来依照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三款，你本来随时都可以做扩张减缩的动作，没有任何限制。可是右边这个考题写法就不一样了。 你本来已经把十万的利息给 cancel 掉，给减缩撤回了，被定性为诉之撤回，定性成你撤回那十万块利息这个标的都已经撤了。那我现在考你，请问你，原告可不可以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又发神经，我要再加回去，我要再追加再扩张这十万元的利息请求，可以还是不可以？答案就要写什么呢？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 因为你被评价为诉之撤回前半段时间才讲过诉之撤回的效果一二六三，所以为什么答案写不一定呢？因为你要看题目撤回的时间点。如果利息撤回是在一审判决前撤回的话，你在一审判决前撤回，依照二六三一项，随时可以再另行起诉，也就是随时可以再追加回去。但相反的。 如果题目是改成说这个甲是到了二审呢，才把十万块利息这个标的撤回的话，那很抱歉，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请求者呢，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所以如果你是在高院二审才把十万块利息这个标的撤回减缩掉的话呢？ 你不可以在二审辩论终结前再去做追加起诉的一个动作，这就是整个概念上来讲区别所谓诉之一步撤回跟声明减说呢这两个制度呢在法理上的一些呢基本观念跟考点，借这个机会呢把第三款衍生出来的相关争议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好，那整个第三款的概念看完之后，收尾的阶段，同学翻回呢十至十一页，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九二年司法官的题目，另外一个国考题目呢把这个第三款相关的增点跟概念，跟同学介绍一下。来看一下这个九二年司法官怎么考你的。 S 主张 Y 呢驾车不慎撞伤 S 同学机灵一点法感够的话呢一看就知道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诉讼，因为侵权行为事实行为这种非交易型所产生的金钱损赔诉讼，所以 S 就起诉要求法院判决 Y 赔偿三百万，本来声明是三百万哦。 一审细数中发现自己损害超过三百，所以就扩张提高金额为五百万。简单到不得了的案子，本来告三百，后来扩张成百来第一小题怎么考呢？S 最初三百万的请求跟随后扩张的五百万请求是否相当于请求的基础事实统一？现在你上完课应该不会看不懂第一小题在问什么呢？在问什么呢？黑板上的第一个争点 留日派的学者，尤其邱老师为首的见解，根本认为第三款可以被第二款给涵盖。所以第一小题的解答怎么写呢？第一小题解答当然是肯定说，因为你这个三百万增加五百万，除了构成第三款的扩张应受判决事项声明之外，当然同时也构成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统一。 你就把邱老师由日派那套的广义说，请求基础事实同一的概念，在第一小题稍微解释说明一下，这是黑板上的第一个考点，同时构成了第二款、第三款的一个竞合。好，再你看第二小题，假设 S 在一审没有自己提高赔偿金额。 打死呢不愿意提高成这个五百万，不愿意自行提高金额，法院得否小预其提高赔偿金额？哎，第二小在考什么？黑板上的第二个考点。第三款跟二四四条第四项会竞合，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留日派的学者始终坚持，既然是竞合，为什么二四四条第四项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呢？ 因为你翻一下二四四条了，你用二四四条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这个条文最大独立存在的价值。哎，什么好处啊？二四四条呢有规定，法院呢必须要呢主动告诉他可以扩张补充第四项的后半段呢，科于法院主动阐明告知的一个责任。 这是从法条内容对比上面，你主张二四四条第四项跟二五条第一项第三款最大的一个不同了，所以用二四四条的好处呢，就展现在第二小题，法院得否主动小玉阐明当事人扩张提高请求赔偿的金额呢？ 那你怎么写呢？可以啦，因为跟二四四条第四项，竞合的情况之下，这种的非交易型的金钱损害赔偿诉讼，为了因应损害后发性的特色，所以八十九年特别修正二四四条第四项，赋予法院主动阐明告知的一个责任。这是第二小题的部分。好，接着你看第三小题，假设呢阐明了半天，原告 S 呢还是不受教。 打死不提高赔偿金额，法院得否尽依职权认定 Y 应赔偿呢？这个呢，S 呢四百万，这题目打错字了，判令 Y 应赔偿 S 四百万了，请你把这个题目呢稍微的改一下。那么第三小题考点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两百四十四条第四项的解释问，哪一个解释问呢？第四项指示呢，科于法院主动阐明的义务。 并非处分权主义的例外，这个不晓得你记忆还记不记得吼？之前讲二四四条第四项几个衍生考点里面，其中的一个，所以呢，关键字答出来就好。只是科于法院呢阐明的义务，并非构成处分权主义的例外，因此呢阐明之后呢，你的责任就终了了，你已经教他了，他还是打死不愿意扩张，这时候回归处分权主义。 你还是只能在三百万范围审判，不能依职权判决四百万，否则反而构成诉外裁判，反而构成针对当事人未声明的事项加以裁判，反而你违反了处分权主义的基本精神了。这就是我们借用九二年司法官这三个题目呢，把这个呢两百四十四条跟两百五十五条之间的关联性，就跟同学呢介绍到这边。 好，那最复杂的二三两款呢？看完之后，剩下来就简单很多了。同学往后翻来看一下十五页第四款的情形。 总可以准你原告任意变更追加的，叫因情势变更而以他项声明代最初声明。各位三四两款合在一起看，共通的特点就是立法者很奇怪，针对诉之声明这个要素特别偏爱。 所以七种例外情形里面，三跟四这两种例外情形叫专门为诉之声明量身定做的声明这个要素有变更追加时呢，特别量身定做的两个例外的情形，第三、第四款。那第四款更简单，你直接把重点注记在法条旁边，考出来第四款一定结合我们之前念过的一个章节，叫做阐明的章节。 它会跟我们先前阐明章节里面的四大类型相互结合了。那同学忘记的，也请你自己往前翻哦。在这个阐明呢，一九九条呢，跟一九九条之一的内容里面呢，我们提到过了阐明有四个呢主要的一个类型呢。哪四个类型呢？忘记的同学呢，一样吼麻烦你呢自己稍微的翻一下，翻到我们总论里面呢。 来，自己看一下呢。五支一百四十页到一百四十页，这请你自己翻一下，对一下五支一百四十页了。五支一百四十页四种阐明类型里面，其中第三种阐明叫除去不当的阐明，也就是如果你的诉之声明写错的话，法院应该阐明告知你呢，叫你改过来。那么改的情形呢？ 条文的依据就是二五五条第一项第四款，所以第四款专门跟阐明制度的第三个类型结合，专门在考你说当事人的声明写错了，错的结果呢，如果是情势变更所导致的话，法院阐明之后，原告可以任意的变更诉之声明，所以最典型例子是什么呢？ 本来是告原物给付，本来是主张买卖契约有效，叫你给付标的物 A 物。后来呢，诉讼进行中，A 物毁损灭失，变成给付不能，啊，都已经原物给付不能了。你这个特定物的给付，依照债从的规定，就要转变成金钱损害赔偿，债务不履行的金钱赔偿声明。这时候法院要主动阐明当事人。 行使除去不当的阐明，告诉你说你的称名错误了，现在原物给付不能，你老兄要变更成金钱赔偿给付。阐明的结果，原告如果愿意变更声明，他的变更依据就是二五五条第一项第四款，因情势变更而以他项声明代最初声明，这个我们准你可以任意加以变更，构成了所谓呢？ 原告的任意变更的一个例外，这就是两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第四款的一个概念。好啊，这个第四款最典型的考题呢，各位看一下十六页，七十二年律师高考是第四款的最典型的考法。 甲向乙呢，本来由欧洲国家买售货物一批，因为乙呢给付迟延，所以甲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乙呢依照买卖契约交付货物。很简单的诉讼，我钱付了，你东西不给我，我当然提起一个买卖契约的给付诉讼。下列三个题目，原告在程序上可以如何主张？来，第一小题考什么呢？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 政府依法公告禁止货物进口，所以这一批货物变成一个呢给付不能，变成违法的货物了。这个时候呢给付不能呢？ 它是可归责于债务人所产生的，谁叫债务人给付迟延？你老兄不迟延，早点把东西交给我，就不用怕政府法令变更。就是因为你迟延的结果，政府法令一变，害你变成给付不能后害我不能受理这个货物。所以这种的受理迟延呢，给付不能的事由是可归责于债务人乙所导致的。 所以呢，债权人甲可以呢变更为呢债务不履行、给付迟延的金钱损害赔偿。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法院行使阐明权，做除去不当的阐明。阐明之后呢，原告甲可以依照二五条第一项第四款的任意主张声明变更，变更为金钱的赔偿诉讼。这是第一小题呢，非常简单的考点。 好，那么二三两个小题呢，跟今天范围无关，不过还是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蛮简单的。第二小题是说啊，那这个情势变迁如果发生在二审程序、二审辩论终结前怎么办呢？这个下次会讲到了，一句话就搞定了。四四六的第一项准用二五五条第一项，这个条你自己翻一下。 很简单的考点就是呢，你要诉之变更追加二审也可以做，二审法条依据在四四六第一项，四四六第一项准用二五五条的第一项，准用第一项第四款的结果，你到二审发生情势变更，你也可以直接呢做这种声明的变更了，单纯考你背法条，二审的特别规定。好，那第三小题是在考你三审。 最高法院法律审的基本概念，三审是法律审，不审查事实证据。那诉之变更追加，我们刚刚讲过，一定要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为之。那第三小题就是考你这个点，题目怎么讲呢？假设是在上诉三审程序中，政府才公告禁止该货物进口，这叫情势变更，发生在法律审。 此时呢，答案要怎么写呢？最高法院不能允许诉字变更追加，所以原告呢也没有机会在最高法院变更追加了。不能变更追加的结果，最高法院要判原告本案败诉，因为你本来的声明是给付货物，而那个货物呢，政府呢公告禁止进口了。 你还依照原本的声明要求给付货物，所以政府只能判你的甲的本案诉讼败诉。败诉之后，第三小题会衔接到下次我们讲的既判力遮断效的理论。虽然判你败诉，但是呢，情势变更的事实是发生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构成既判力遮断效的例外。 例外的准许当事人得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所以甲在本案败诉之后，可以基于同一个买卖契约另行请求债务履行的金钱赔偿，不受前案确定判决既判例的拘束。 那第三小题，各位简单听一下，听不懂没关系啦它涉及到下册“既判力遮断效理论”，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二五条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只不过是因为出在同一个题目里面，所以我们附带的跟同学稍微的说明一下。好，那最后各位回家前，我们再来看第五款就好了。先把这个简单的第五款呢，花个五六分钟的时间，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五种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情形呢，立法者特别针对当事人这个要素来做规定。所以第五款别的不说，它是专门针对你要追加当事人时呢所做的特别规范。法条怎么讲呢？对诉讼该诉讼标的对诉人必须合一确定时，你可以任意追加原非当事人之人呢成为当事人。 来第五款考试的重点非常简单，回家请我们很快带各位看一下。第五款的文意解释就是呢，当你有何一确定成为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呢？譬如说，你今天像我们书上讲的。 有合一确定有成为呢必要共同诉讼的，不外乎就是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嘛。这个同学呢，应该已经听了 N 遍了。好那第五款存在的背景是什么呢？专门针对呢有合一确定的共同诉讼所设计的一个补救规范。补救什么东西呢？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呢？ 假设说呢，今天你们打的是一个分割共有物的诉讼，A、d 是甲、乙、丙、丁四个人共有，那你们现在打算分割共有物之诉，可是甲很糊涂，明明土地四个人共有的，你却只有把三个共有人抓进去，没有把呢乙给抓进去，那很显然的，当事人不适格。那为了要补救当事人不适格呢？ 二五五条第一项第四款呢？哦，第五款特别规定，只要是有合一确定的共同诉讼，你都可以随时追加成为当事人。为什么呢？十七页考试的重点，请同学特别注意。故有必要共同诉讼准你随时追加，理由是为了补正当事人资格欠缺。再次提醒同学。 第五款考出来一定考你立法理由，固有必要里面之所以准你任意追加当事人成为原告、被告，目的是要补正当事人适格欠缺，所以你要把补正当事人适格欠缺关键字写上去。相对的，啊，如果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一种的合一确定呢？ 譬如说呢，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本来只有 A 跟 B，想要成为原告。后来股东 C 也想要凑热闹，他也看公司不爽呢，想要撤销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他也想要进入诉讼成为原告。那这种情况下准他任意的追加成为原告，为什么呢？ 功能就是在代替别墅提起呢，那么呢，合理分配司法资源，诉讼经济考量之下代替别墅提起，因为你不准 C 追加成为原告，势必逼得他要另行起诉撤销公司股东会决议。啊，立法者认为干嘛这么麻烦？大家既然有志一同，都要撤销股东会决议。 利用同一个程序合并在单一程序内，一来节省司法资源，二来避免重复审理，三来还可以达到纷争解决回信，避免裁判矛盾。所以呢，为了代替别墅提起的功能起见，准这种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呢，可以任意的追加成为原告或者被告。这就是呢二五条第一项的第五款呢。为什么法条特别规定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时呢？ 可以任意追加原非当事人之人成为原告、被告，这是第五款解释的重点。那同学呢，还没有结束哦，来十七页，我们文字非常精简，因为第五款真的很简单，只有十七页中间的短短几行呢，把它的立法目的、制度功能写上去。 故有必要代替呢？哦，故有必要补正当事人适格欠缺，类似必要是在代替呢别墅的一个提起啦，这是多数见解的一个立场。 那杨老师的特殊见解，同学可以打叉呢，不用理他。你只要记通说的一个见解，通说认为第五款呢都可以适用在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均有适用。那杨老师认为类似必要没有适用，这是杨老师个人很特殊的见解，目前没有人采用了，所以你直接记通说，固有必要、类似必要都能适用。那背后的法理思考点不同。 好，那同学补充在书本的空白地方。第五款呢，严格来说，它在国家考试也有三个考点。同学树状图稍微画一下，将来复习的时候呢，直接瞄这个标题就好了。第一个考点最重要，刚刚讲过了，制度功能，一个是代替别墅提起，一个是补正当事人是个欠缺，所以第一个重点呢，我们不再重复。 再来第二个重点，这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今天做一个复习的动作。第五款呢，学理上讨论的第二个主轴，就是它也是民事诉讼法上典型的规范竞合的情形。来，什么样规范竞合呢？ 在必要共同诉讼里面，要达到补正当事人适格欠缺或者代替别墅提起呢，要达到这两个功能，其实诉讼法上还有其他的条文可以用，所以这边又冒出一个规范竞合了。还有哪几个条文可以用呢？来，很快点一下，相信同学呢翻翻法条，记忆就回来了。这毕竟我们之前的课堂花了不少时间在讲。 故有必要共同诉讼要补正当事人适格欠缺，有一个九二年增订的五十六条之一，还有一个呢，诉讼参加章节里面六十二条，你可以假参加之名行补正之时，那这种的参加呢，来，不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名词？共同诉讼参加，或者有人称为独立的诉讼参加，它是三大参加类型其中一个。 留日派的称为共同诉讼参加，那么实务界认称为独立的一个参加制度。那么你也可以借用六十二条这个很古老的诉讼参加的一个制度呢，来达到补正当事人适格欠缺的效用。那同样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是相同了。你要达到代替别墅的提起呢，C 呢要进入程序里面呢，也可以透过所谓。 六十二条独立参加，假借共同诉讼参加的形态，迂回的进入程序里面呢，来进行诉讼。所以第二个考点，把我们前面学过的规范竞合的情形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最后第三个考点呢，这个东西呢，下礼拜二才会详细说明，今天只是请你暂时注记，来跟一下。你先注记一下。 跟第七款呢相互比较，详细内容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先把这个正点提醒各位，一分钟跟你点一下问题的起源细节，下礼拜二讲到第七款的时候会带你看国考题目。来，五跟七有什么好比的呢？各位回家前你翻一下条文呢，把这个问题听一遍。 第五款呢，还有最后的一个琐碎考点，就是你仔细看这个条文，只有“讲追加”两个字，合一确定的诉讼准你任意追加当事人为告被告，但是有些考题考你可不可以任意变更当事人成为原告被告，就这个考点，建议你先厘清就好了。我如果是呢？ 甲的共有人要追加乙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是说呢要甲变更为乙，也就是如果具体的案例涉及到当事人的变更而不是追加的话，那显然跟第五款无关，跟第五款无关。这种任意当事人的变更是否允许呢？当事人变更既然与第五款无关，可能的依据就剩下第七款而已。 所以呢，跟第七款竞合的考点就是，如果今天题目不是考你任意当事人的追加，而是考你任意当事人的变更的话，没有第五款适用，可不可以沿用第七款作为准许的依据？同学今天先把这个问题的起源先听一遍，详细的内容我们留到下个礼拜二的课程呢，再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七款的事由我们就暂时先看到第五款，剩下两款。 的部分，我们下礼拜要花一点时间来看，接着就要进入到证据章节的一个介绍。